课文四，在商店。你看看这几件衣服怎么样？这件白的有点长，那件黑的有点贵。这件红的呢？这是今天新来的，让我再看看。白。 黑贵。